第八十八集，杨卷还要开口说什么，却听见前方人群密集的地方渐渐起了喧闹声。林和熙拿出手机看一眼，提醒前排三人道：“烟花要开始了。”话音落下，就见手机上的时间跳到了十点整。远处的江对岸传来烟花升空的清晰响声，盛大而耀眼的烟花在幽暗的夜空下翻滚炸裂。 视野内骤然亮了起来，前排三人匆匆回头仰望高空。借着微弱的光亮，林和西下意识地侧过脸朝油虫望去，却只来得及瞥见油虫高挺的鼻梁。天空里的烟花转瞬即逝，残留的火花和灰烬垂直坠落入江水中，紧接着。 第二朵烟花又腾飞而起，直直冲向高空里，而后灼灼盛放。第三朵，第四朵，林和熙再次转过脸去，在漫天烟火中，和游虫的视线轻撞。下一刻，他和游虫相互靠近，偏过头吻在了一起。天空里的烟花由花朵，变化为笑脸。周轩忍不住朝后转头。 想要和尤虫说话，却只在漫天空的烟火流溢间看见尤虫和林和熙接吻的侧脸。已经到嘴边的那些话尽数被咽下，周勋在心底哼笑一声，回过头去的同时，两条手臂顺势搭在身侧杨卷和赵度的肩上，掌心抬起，将他们转向后方的头一并按了回来。两人纷纷朝他投以不解的目光。 周轩什么都没说，只漫不经心的拍拍他们的头，语调里裹着笑，懒洋洋的道：“专心点，看烟花。”烟花在半小时以后结束，坐在岸边的人接二连三的站起身来，前往公园中央的广场等待倒数跨年。赵度拉着杨卷去买气球，却又不好意思当众拿气球，索性将五个气球都绑在杨卷的手腕上。 然后带着杨卷回到五人集合的地点。两人回来时，周轩还取笑他道：“你又欺负杨卷啊？”赵肚子是心虚的，摸摸鼻尖：“谁叫他是我们这些人里年纪最小的？”等到他们以后，五人也随着人流涌动的方向前往跨年的广场。公园中央的广场宽阔而明亮，广场上等待跨年的人越聚越多。 人声和笑闹声交织相错，而所有人只需要站在广场上，就可以将远处矗立在夜空下、霓虹滚动变幻的城中高塔的完整面貌收入眼底。五个人坐在花坛边，低头在气球上写字。杨卷口袋里的那支签字笔，依次从杨卷手上传递至最后一人。周轩写好以后。 先是看过赵度和杨卷写的内容，然后又去看尤虫手里的那只气球。对方已经写完，将气球放上半空里，没有给他看。周轩心中实在好奇，忍不住问他：“哎，写的什么？”尤虫道：“既然是新年愿望，怎么能给你看？”周轩闻言轻啧一声：“你 <laughs> 不说我也能猜到。”他对自己的想法深信不疑。 热恋期的人，无非就是写点什么，永远不分开的话。他眉间轻挑，胸有成竹。我猜的对不对？尤虫不置可否的一笑，没有再搭腔。眼看尤虫这里问不出什么话来，周轩又转战林和熙，意味深长地问：“林和熙，你写的是不是这个？”林和熙抬眸看他片刻，慢吞吞吐出两个字来：“保密。”周轩无言一秒。 终于还是兴致缺缺的从这两人面前走开了。林和熙没有问尤虫写了什么，也没有告诉尤虫自己写了什么。离零点还有一分钟的时候，远处高塔的塔身上开始播报红色的电子时间。广场上的人群渐渐沸腾起来。五个人从花坛边站起来，朝前走了几步，然后在面朝高塔的位置站定。 从四周那些陌生人的脸上收回目光，林和熙抬眸朝夜空下的高塔望去。尤虫却没有再看那座高塔，而是在看他。你不问我写的是什么？林和熙闻言笑了起来。你不是也没有问过我？尤虫缓缓扬起眉来。所以，你是在和我比，谁更能沉得住气是吗？我可没这么说过。林和熙口吻促下。 不是你自己说的，既然是新年愿望，就不要说出来的吗？有虫不轻不重地哼笑一声，果然没有再提起。两人说话间，时间已经走到最后十秒，还有十秒时间，这一年就将过去，新的一年将到来。高塔上的电子时间消失不见，倒数十秒的红色数字霎时映入眼帘。 站在广场上的人陆续开始加入倒数行列，声音萦绕在整个广场的上空，带着些许兴奋和激动，洪亮而整齐。数到最后一声时，高塔上的电子时间陡然跳为午夜零点。林和熙解开手腕上的绳子，仰头看气球从自己的手上升入空中，很快淹没在成百上千的气球中，然后在视野尽头的高空里。 渐渐缩成细小的圆点，直至消失不见。耳朵很快被身侧陌生人此起彼伏的欢呼声和高喊声覆盖，在那些嘈杂而喧嚣的声音里，林和熙转身抱住游虫：“新年快乐！”游虫一伸手抱住他：“ <clears throat> 新年快乐！”林和熙缓缓扬起唇角：“新的一年已经到来了，新年愿望也会实现了。” 所以去年写下的新年愿望，现在也能说出来了。尤虫问：“你写了什么？”林和熙顿了顿，轻声开口道：“希望下一个新年，我们也能一起跨年。”尤虫目不转睛地看向他：“只有这样吗？”林和熙怔怔点头。尤虫却道：“不够，这样还不够。”他又重复一遍，然后沉声催促他：“难道你问我了？” 林和熙就问：“那你写的是什么？”油虫没有回答，而是先伸出一只手捂住了他右边的耳朵。右耳中喧闹沸腾的声音如退潮般渐渐远去，油虫附在他的左耳旁：“我写的是。”对方低声缓慢的说完两句话，然后松开捂住他耳朵的那只手，再次张臂抱紧了他。 整个世界的声音瞬间铺天盖地的回涌，他们相互拥挤着，相互推搡着，争先恐后的想要进入他的耳朵里，而他的耳边，却只剩下游虫的声音在清晰回响。游虫笑了一声：“周旋说的也不算错。”他说：“希望以后的每一个新年，我们都能一起跨年。” 林和熙后来才知道，原来零点以后说出来的新年愿望，也不一定都会实现。譬如第二年的新年，他还是和油虫在一起跨年，可是，在那之后的第三年、第四年和第五年，他都没有和油虫在一起。和油虫在一起以后，似乎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在慢慢变好，家里的狗和猫变得亲密无间和形影不离。 夏乘风终于追到了方清宁。游崇开始接手和处理家族企业旗下一家公司的大小事务。林和熙的英语六级第二次终于考过了。美院的老教授建议他跨专业报考美术专业的研究生。林家人得知他与游崇和周轩交好，对他客气不少。他和游崇一起去看过画展，一起去爬过国内最高的山，还一起去坐过那趟途经林和西站的地铁。 那天晚上十一点，他们从电影院里出来，去停车场里取车。从地铁的出入口前走过，林和熙忽然停下来，叫住尤虫问：“哎，从这里进去是不是就是通往林和熙站的三号线？”尤虫说是，然后临时起意道：“要不要去坐地铁？”林和熙有些奇怪：“三号线不从大学城过。”尤虫唇角轻掀。 谁说我们要坐地铁回大学城？林和熙道：“那我们要去哪里啊？”尤崇道：“去找林和熙。”林和熙愣了一秒，也笑了起来：“好啊。”